锵锵三人行，注意没有？这个语文很重要，很多这个词语啊，已经悄悄地产生了变化。嗯，我们叫了从小受教育叫了多少年“抗美援朝”。嗯，最近中方哎，不知不觉间，这个官方的这个口吻改了。嗯，朝鲜战争。哎，我觉得“朝鲜战争”这个词儿啊，嗯，改的很有意思。嗯，你看啊。 他当时是叫金日成，这边是朝鲜，那边是，呃，韩国是韩国。嗯。他这个朝鲜战争呢，呃，可以理解成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是。是不是？对。呃，但也有点儿似乎又可以往别的方面去感觉感觉。英文就是 Korean War。 对，那呃，以前有一个电影说台湾派了个特务到福建来，嗯，他模仿了很多，但是他有一条没否模仿好，嗯，他是术语，所以他一不小心说出了“韩战”，抓起来了，对，国民党特务，你看，你看，所以我小时候在台湾，在香港也一直是叫“韩战”，叫“韩战”。你一说“韩战”，你马上抓起来了。你看，咱们今天呢？ 跟韩国搞好关系，嗯，但是呢，也没叫韩战，嗯，对，但是呢，也不叫抗美援朝，叫朝鲜战争。这个名字呢，听起来是比较中性一点，就比一些因为抗跟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价值的主动在后面，对不对？我们是抗击谁，援助谁嘛，站在哪边很清楚。朝鲜战争呢，这个立场稍微模糊，但是无论你怎么叫啊，其实你都很难。 一场战争的名字是很难有绝对中性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全世界都知道越战，嗯，越南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越战，越南人把那场战争叫美国战争。哦，美国对越南人把它叫美战，跟美国打的战争嘛。对越南来说，这是跟你们美国打的战争， <laughs> 美国战争。因为对越南来讲，什么叫做越战呢？比如说发生在他们国土上的战争，他们之前打走了法国人，对不对？嗯嗯。那所以他们把这个战争叫美战，那我们叫什么？ 也是叫越战，我们不叫越战，没有没，有越战的时候，我们叫抗美援越。 抗美援越，我们曾经有过抗美援越的，但后来但是后来被自卫反击战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其实哈越南跟美国打的时候，我们也派了很多军队去。对，所谓北越军队在南越打的时候就有北越军，所谓北越军队里面很多中国人，这些人呢还不像抗美援朝这样，我们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正式的名义，那些人过去的身份。 哎呀，这是很多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这个历史啊，你看，在咱们短短的一生之内啊，就有机会见证历史的历史是在不断重新表，重新表述的这个话语的变化。包括你看，今天我觉得是开明很多了。呃，前一阵我们在北京做的节目呢，三联生活周刊那个李菁，他们到美国拿几万张美军。 当年拍的这个朝鲜战争的这个呃照片，呃，就是其中的双方的这种死去的、被俘的都有。我们现在我觉得用这么一种方式纪念多少周年吧，朝鲜战争啊，我们也可以出一些照片。这是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墓，嗯，这是毛岸英墓在朝鲜，这是朝鲜的烈士陵园，嗯，这是韩国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嗯，这个呢是这个韩国的联合国军叫参战勇士墓园，嗯，这个是美国的阿灵顿公墓也葬有部分朝鲜战争的美军士兵，这个呢是呃六十周年朝鲜举行军民联欢会七月二十八号，嗯，这个是金正恩出席位于平壤北部的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揭幕仪式，你看关于这场战争叫法都不一样。 这个下面是呃一呃一九五三年了啊十月二十八号，南韩妇女就是韩国妇女辨认被北朝鲜士兵杀死的亲人的尸体，然后下面这张照片曾被美方视为绝密，这是什么呢？南韩士兵处死政治犯的场景，嗯，呃，当年也是很血腥的。那下面这是美军一九五零年七月十号一个美军被俘士兵遭到捆绑。 这双手枪杀，一九五零年八月十三号被击毁的北朝鲜坦克和被打死的北朝鲜士兵，呃，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八号美英韩士兵准备集体火化尸体，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号，这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被北朝鲜军队捆绑双手后处死，这个是一名牺牲的志愿军战士。 呃，现在很多照片都在在在网上就出来，嗯，很可怕，残酷。所以我觉得这些照片的流传其实是有好处的，对中国人。为什么？我觉得今天中国，我们一般人对战争的这个理解啊，是审美的，是斗志昂扬的，对是斗志昂扬的。太容易高调的宣传战争的壮烈，甚至是壮美的那一面，而对于战争里面每一个人的呃生命。 一个人的生命的牺牲、消亡，又影响到了旁边多少人？比如说他的家人、他的父母，这些这种残酷、那种痛苦，很奇怪，我们不是太在意。就中国太多难的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经历过太多战争，但是战争到底有多难受，这一点我们今天很少谈了。 很少谈，几乎都被忘记。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有趣，就是我们的网民谈一些问题，动不动就说这个该打一仗了吧？对， <laughs> 什么时候打一仗？这个该该打，京。对。比如说遇到什么外交问题，比如说菲律宾问题、越南问题这种复杂的国际问题，别的国家都在谈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们的网民合约该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就打变成那么容易的一个选项。 就是因为我们大概都已经不再记得所谓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少儿频道一直看革命革命历史的这种电影，而且电影里面基本上打死的都是坏人，好人呢通常死一两个，死的时候松树旋转交党费，这样都从小都这样看，所以对战争的豪迈英雄气概。不过不呃呃呃，你刚才讲改名字，我发现朝鲜战争是第一个哎，呃。 比方说，抗日战争我们还是叫抗日战争，我们不又叫中日战争？嗯嗯。解放战争还叫解放战争，我们不叫国共战争，不叫内战。嗯。你看，还这是官方说法，这是这朝鲜战争是非常微妙，这个是第一个改了这么一个，等于是一个历史性的术语。嗯。但与此同时呢，我发现这次的主流传媒啊，嗯，呃，《环球时报》啊什么。嗯。 再三强调，就是要维护这场战争的历史必要性，就是强调就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讲这个战争的可能。有的人呀，有的人说啊，假如我们不打会怎么样？等等等等。我我不知道这个，这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应该有这类的意见。环球环球时报，我都跟你说，他别的也说， <laughs> 你比如说这个，所以。 对战争的这个表述，嗯，呃，我前一阵儿是看到过一个。 那个刘少奇的之子刘源将军吧，是吧？他讲过一个话，哎，我发现他挺会演讲，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当兵的啊，要这个就那意思对，打仗啊要非常慎重，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但是要打就要打到有效果。他就也就举这个例子，他说的这个抗美援朝就是今天的讲的朝鲜战争，他说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对吧？要那但你看，这是他的一种。 表述就那意思，呃，往后多少年我们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的和平，跟这个建国初期打的这一仗有关系。好，环球时报最近报道的其实是奥巴马有一个说法。嗯，你看又有一个表述，美国的说法啊，过去你看有一个美国老兵说呀，说我们这场战争啊是打的一个最稀里糊涂的，打完了这几十年都告诉我们打了个平手，这到底谁打赢了？都告诉我们打了个平局。嗯，但是呢，今天。 今天是奥巴马气宇轩昂，对吧？在这儿他又有一个说法，奥巴马这个有点斗志昂扬，说，呃，七月二十七号，《环球时报》 <laughs> 报道的，奥巴马向人山人海的朝鲜老兵发表了豪迈的讲话，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那场战争并非平局，而是一场胜利。 他怎么比呢？你看，这也是一种他的价，老美的价值观，就是说，他说今天我们讲啊，这也过去都说打平了，但是我们说打赢了。我们为什么说打赢了呢？因为他是根据什么呢？说今天韩国人民的生活过得很好，嗯，自由民主，经济发达，对吧？他说当年韩国是什么情况？你看当年这个整个朝鲜半岛那种生活的境况，麦克阿瑟去了之后都看吐了。 呕吐了。对，朝鲜比韩国好那时候。对，那时候朝鲜。北边比南边好。所以他是比啊。他说现在这个这个韩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同什么朝鲜半岛北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他认为，咱们行了。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他借机，美国也不要脸，就说你看，我说我们赢了吧，所以呢，我们的盟友和对手一定要知道，美国。 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是毫无疑问的。 <laughs> 然后呢，你看啊，这个他的说法啊，有一些美国媒体认同，就是说判断一场战争打输打赢，我们看这个战略目标，就是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呃三八线。但是他们认为呢，最终是达到了一个所谓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在三八线这个地方的。 嗯，平衡，嗯，所以在他们的作战目标来说，嗯，他们认为我们赢了，嗯，但是呢，呃，德国的一个媒体，呃，德国之声，嗯，呃，他对朝鲜战争的评论说，对于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很难分辨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所以你看，《纽约邮报》说，奥巴马总统二十七号宣布，朝鲜战争不是一个平局。 而是一个胜利，这跟一些历史书所讲的不一样。当然，当然，嗯，因为你如果讲，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完了再讲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朝鲜战争，你真的从一场战事的角度来讲，战争的角度讲，那的确就是个平局。只不过平局平的也很模糊，嗯，因为双方付出的代价，你你很难计算。 比如说，你如果纯粹从人命损伤来讲的话，那可能我们死的，可能我们还甚至还可以叫失败，因为我们死的人绝对多很多，我们牺牲非常大。呃，那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来讲，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那么重视他们的人命损伤，那么重视他们的战争英雄，对，但是就出在问题就出在韩战上面，他们叫韩战。 以韩战叫做战争了，甚至叫正式美国官方承认有韩战这个战争这个概念，都是到了七八十年代的事。对，最初他们有一个总统啊，说这是个警警察行动，没错，认为这是联合国的警察行动，所以一直不叫战争。所以当年的很多的战争英雄的勋章是过了二十多年之后才颁的。然后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好莱坞大片，这么多电视剧，我们二战的片子我们都看过。 越战的我们看很多，然后这几年打伊拉克的都已经太多了，很少。你你我们看过韩战吗？几乎没有，韩战所以在美国一直有韩国拍太极极对，没错，还有我们也拍朝鲜拍，美国不拍的。所以在美国呢，他们有个叫法叫 “Forgotten War”，被遗忘的战争。那么那整代的韩战的老兵回到美国之后，其实。 呃，也一直有点不太平衡那个心理，其实是是有问题的这个战争，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坦白讲是有点烂乱烂账这笔账你很难算。你比如说《环球时报》这个讲法说我们今天不能够从今天的角度回去看，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历史学家都告诉我们，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的话，两岸今天未必是这个模样了。 嗯，这个这个机会非常大的。我我我我在刚到洛杉矶读书的时候，最早的找的第一个房子的房东就是一个朝鲜的老兵。啊，哎，就是朝鲜还是韩国？呃，朝呃这呃就是他是美国兵哦，美国兵哎，在打这场战争，Korea War 的一个老头儿，就是说这个战争改变他一生的。我我住借住他一间房间，那后来我就跟他聊起这个事情，他基本上认为他就是说，他第一他他不后悔。 他觉得很自豪，虽然他打仗他受伤了。第二呢，他说是打平手的。嗯，他呢，他也很自豪。那我就跟他打了一个比方，我当时就跟他打了比方，我就说，哎，我那个时候就想到中国足球队，我说中国足球队跟巴西足球队赢，你说谁赢了？嗯。 我他也明白了我的意思，因为当时美国是二战结束，所向披靡，嗯对，对不对？嗯，呃，不可一世。嗯，中国是内战结束，而且他们都当做你匪，你他不当做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来看待，打成平手，在客观上是这样。嗯，但是我想说的一条是什么？要允许政治家跟社会主要舆论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有不同看法。 嗯，我觉得在政治家在主要舆论上，我们要尊重抗美援朝或朝鲜战争的历史正义性，我们要强调他们是英雄，我们要强调这一战打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等等等等，我全部都同意。但是这不妨碍历史学家现在看到的越来越多的材料。 他们在分析这一仗当中有哪些环节，比方说该不该打，以及怎么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等等。很多人现在我觉得《环球时报》那个说法，其实他有点针对有些研究，他认为你做这种假设的研究就会损害我们英雄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分开来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我看到这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战主要的打，在五一年就打好了。 嗯，后面两年是拖拉锯，一直在拉锯。对对，这个拉锯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俘的问题，对不对？现在很多材料看出来，对，就是放战俘，是这边的战俘一，他们就提出就是说让战俘来决定。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美国战俘放给你们，你们把中国的战俘拿回来。 他就是要把这些战俘一部分送去台湾。嗯，他说：“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是回大陆还是去自由世界？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一个遣散法。”嗯，后面打了整整两年，为了这个，那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地方。第二个值得讨论的地方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彭德怀占领了汉城，是这个时候，艾奇顺提出停战。对。 美国的国务卿，他提，因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占了汉城，他提出停战，而且当时的一揽子计划，嗯，就是说支持让中国进联合国，对，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那个时候五一年进联合国，就等于台湾问题就解决了，就他们等于美国不保护台湾了，就为了保卫他美国的当时的，但那个时候，据现在的材料看是斯大林不同意。 对，中国其实那个时候见好就收，打到，而且这样那样一划的话，汉城属于北方， <coughs> 地方还多。嗯，但是斯大林不同意， <coughs> 结果这个仗就继续打。彭德怀那时候一直叫，没有衣服啦，没有粮食啦，不能再打下去了。现在材料都看得很清楚。是。 现在你材料呃可以看出来啊，跟跟斯大林很有关系，没错，跟斯大林的战略很有关系啊。对。那个有一个那个沈志华嘛，不是？是。在买了这个前苏联一花了，一自己花了一百多万，买买大量档案。最后他得出一个观点，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斯大林跟中国这个签约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呀，把这个旅顺、大连这个还给中国的，几乎是。 同时还是第几天，几乎像条件一样。这个这样开始，斯大林斯大林是不让打这个战争的。嗯，后来一方面他把这个还给中国呢，嗯，另一方面他就说要打朝鲜。为什么呢？根据他的判断啊，斯大林就是说失去了旅顺和大连的这个出海口，嗯，要要还给中国，所以要在朝鲜那里找到一个找到一个他的出海口，所以是又是跟苏联的这个战略对这关系。太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还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说这个仗如果当时怎么样结束，后来会怎么样？但其实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已经是很虚构的假设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在探讨，就是说，假如根本不打这场仗，又会怎么样？因为我们要了解，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当时跟美国的关系没有闹到后来那么僵。嗯。那整个第七舰队的过来，整个中美关系彻底闹僵是跟韩战。 朝越朝朝鲜呢直接有关的，所以当时要是中国不介入，没有参与这场战争，整个我们今天的刘元将军的说法说打了这一仗保了几十年和平，但如果不打这一仗，我们会有另一种和平的。就当时我们要了解，其实中共一直的想法就是希望跟国民党是抢夺美国，而不是要跟美国做敌人。 当时其实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心，因为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中共建政的早期对美国的这个舆论宣传上也不是那么抹黑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一般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对美国是很有好感的。你要想象是二战刚结束没多久，那虽然大家都觉得美国支持国民党，但是在。 内战的我们革命战争的末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参与太多，那么所以大部分人仍然怀抱着一个对美国的一个好的一个印象，觉得这是二战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抗日的盟友。而且而且而且共产党那时候跟国民党呃呃打仗也好谈判也好，共产党是提倡民主的，是国民党当时摆得很清楚是非常专制的，就蒋介石。 那个时候，蒋介石的整个政治度他开的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大家都知道是一场闹剧嘛。其实现在杨奎松他们做这个研究啊，就是讲那些当初的那些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他们当时就是不知道他会全部的导向苏联。嗯，其实后来我们看到毛心里也不愿意全部转向苏联。这个历史是有很多偶然的事件，但是我我反复的讲一条，就是说历史学家做这些研究。 并不妨碍现在你站政治领袖，站在政治正确的角度上对老兵这样的鼓励，叫奥巴马也是嘛？奥巴马他这样讲，美国的学者讲的都都是另外一番的道理。但奥巴马一定要对这些作为老兵的情感，这是很容易。你说白了就是允许学术自由。 <laughs>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韩国其实我们奥奥奥巴马讲的不对。韩国刚刚结束韩战朝鲜战争的时候，韩国也是专制。 当然，当然，当然。而且，你知道八十年代？没错。而且你知道，我最近看两部韩国电影，哎，不可小看。在这个韩国，要一个叫什么李沧东的，还有个叫什么申俊浩，拍两部电影啊，拍得很好，但都是反映了朝鲜从结束韩战之后这几十年怎么过来，那真是震国。你说韩啊，韩国，韩国，李沧东嘛，一路就是镇压情。没错，当然。然后全是这个警察呀，酷刑逼供的这种回忆。奥巴马讲的话只有一个角度。 都可以理解。相比越战来说，越战败的什么都没了，没你明白吗？ <laughs> 越南什么都，没，所以现在接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越战这些人。